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五集。亲卫踏着雨声跑过来，紧张的在门外问：“陛下，怎么了？”“不是。”林青霄淡淡的说，“本尊方才练功，一时忘了地点而已。” 亲卫听到林青霄没事儿，都长长松了口气。林青霄想到什么，问：“他呢？”亲卫都不需要想，便知道陛下想问的人是谁。洛姑娘在自己的屋子中，属下并不曾见洛姑娘出来。林青霄明明知道不会有事儿的，但还是想过去看看。他站起身，推门，对着外面低头恭立的士兵们说：“本尊这里没事了。” 你们下去吧，遵命。遵命。他打发走士兵，自己一步不停往洛寒的屋子走去。雨声浩荡磅礴，冰凉的风吹在脸上，林青霄的思绪越来越清醒。刚才在梦中没有感觉，现在抽离，林青霄很轻易就认出来：第一个场景在大明城万妖节，第二个在临江城。 洛寒不久前才提起大明城和临江城，紧接着他便在梦中见到了这两个地方。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林清霄走近后，发现洛寒屋里灯是亮着的，窗户却没关。林清霄站在窗外，看到他伏在岸上睡着了。风从窗外卷入，将桌上的纸页吹得噼里啪啦作响。 甚至有雨滴落在他袖边，林青霄叹气： <sighs> “怎么趴在桌上睡着了？这么大的雨，也不怕着凉？”林青霄没有开门，直接穿墙而过，停在洛寒身边。他本来想把洛寒挪到床上，低头时猛地顿住。洛寒袖子下压着一幅画卷，看得出来他睡着前正在看这幅画。 画上墨迹淡淡的，天地皆白，一只圆圆润润的黑羊在水中嬉戏。旁边的亭子边，一个男子和女子并肩而坐，衣袂交缠。虽然没有勾勒出面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俱是美人。林青霄完全怔住了。这样的场景，这个天气，这些摆设，不正是他刚刚梦中的画面吗？ 他梦到自己握着什么人的手作画，如今一幅场景完全相同的画出现在洛寒手中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林青霄扶走洛寒的衣袖，想看得更仔细些。他刚刚一动，洛寒便动了动脑袋，看起来像是要醒了。林青霄收手，匆忙间长袖触碰到什么东西，被扫下桌面。林青霄连忙用灵力拖住。 他接住后才发现是一块留影石，他正要将留影石放回原位，洛寒这时候已经醒了。林清霄手指一顿，长袖落下，瞬间将东西掩住。洛寒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睡了过去，他感受到身边似有动静，茫然抬头，竟然看到了林清霄。他看着林清霄怔怔许久，一时没法分辨这是谁。 林青晓本来想将留影石交给洛寒，顺势说明是他不小心撞翻的。可是对上洛寒的眼神，他忽然迟疑了。洛寒现在的眼神，他到底在看谁？他口中的未婚夫又是谁？如果我将留影石打开，岂不是就能看到他未婚夫的面容了？林青晓的手指缩了缩。 他心中冒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卑劣念头。洛寒睡觉时都把留影石放在身边，可见这里面存放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影像。林青霄犹豫的片刻，洛寒已经从刚睡醒的混沌中醒过神来。他将袖子压在桌面上，很自然挡住画面，另一手飞快将画卷收起。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 林青霄岂能看不出来？洛寒在掩饰，他不想让他看到画卷上的场景。林青霄定定看了洛寒一眼，手中微光闪过，光芒过后，他手心的留影石也不见了。林青霄不动声色后退一步，仿佛完全没有留意到桌面上的画轴一般，说：“外面下了大雨，我见你开着窗户睡着了，想来提醒你一声。” 你在看什么？怎么会睡着了？洛寒笑了笑，哪里敢说实话呀？含糊着说：“啊，没什么，随便看看书罢了。”多谢陛下关心，我没事的。林青霄一直注意着洛寒的表情，他发现洛寒很明显在躲闪什么，仿佛瞒着什么事情，不想让他知道。林青霄眼睛眯了眯，转瞬间就笑了，对洛寒说：“那就好。” 天色不早了，你好生休息吧，记得关窗。洛寒点头，目送林青霄离开。等他走后，洛寒长长松了口气，心有余悸地揉了揉眉心。啊我怎么就睡着了？幸好醒来的快，没有被他发现端倪。他看着桌角，渐渐皱眉，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哎，这里没东西吗？ 我记得睡前好像拿了什么东西出来。林青霄回到屋子，他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，忽然再没有任何处理公务的耐心。他难得这样浮躁。林青霄在屋里踱了几步，强行逼自己冷静下来。他站在窗边，一动不动望着外面磅礴的雨幕，任由雨水溅上他的袖摆。 他突然生出一个极其荒诞的想法，莫名其妙的记忆片段，高度巧合的画卷，洛寒口中成名早、记忆力强的人，那个人是不是他呀？林清笑知道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留影石，就能知道一切答案。可是他看着手中的石头，良久无法做出下一步。 不是道德感约束，对于一个帝王来说，道德感是一件很多余的东西。真正阻拦他的是他内心隐约的抗拒。如果打开后不是他该如何？是他又该如何？如果不是他，那就是他自作多情；如果是他，洛寒终究要离开的。这就是一个无解的局。 相比之下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或许会更轻松一些。林青霄在风中站了良久，最终还是将留影石原封不动放回储物空间。第二天，洛寒带了木离去极乐楼买消息。无忧城做暗杀生意分极乐楼、无忧阁两个部分，极乐楼负责买卖消息、接单放单，而无忧阁。 就全是杀手了。无忧城号称只要出得起价，天下没有他们杀不了的人。极乐楼从外表看来是个寻常酒楼，红罗软帐，歌舞升平。但是进入后，洛寒马上就知道，这不是个酒楼。美貌的舞娘倚门含笑，可是她的腰后绑着长长一柄尖刀。就连楼中跑堂的一个小伙计。 虎口处也全是老茧。洛寒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刚一进门就感受到许多目光朝他们这里扫来，他脚步微顿，抬手正了正头顶的木犁。林青霄察觉到洛寒的动作，说：“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”洛寒摇头说：“不必。”他们为什么都在看我们？林青霄淡淡哦了一声。 说：“大概是在看我吧。”洛寒最开始还没懂，他走过门楼，一抬头，看到大厅最上方悬着一道华丽的光屏，最上方的名字是林清霄后面还跟着长长的一串数字。洛寒愣了一下，猛地反应过来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如你所见。”林清霄说：“悬赏榜。” 洛寒结巴了一下，惊讶地指着最上方的名字：“你在第一位。”“没错。”林清霄习以为常说：“无忧城什么生意都行，六界想杀我的人，可比想杀魔尊的人多多了。”洛寒惊愕，他算是明白离开天宫时三清天的官员们为何如此愁苦。林清霄竟然是无忧城悬赏榜第一名。 而且，断层壁第二。就这样，他还敢孤身来无忧城，洛寒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为好。洛寒呆滞良久，慢慢回过神来。难怪，刚才我们一进门，那么多人回头，感情他们看的是巨额悬赏金。林星霄对周围的视线熟视无睹，他带着洛寒上楼。 他们刚到楼梯口，极乐楼的大管家就迎上来了。大管家见是林清霄热切的笑着：“竟然是天帝陛下，稀客，实在是稀客。”这位是？他说着看向洛寒。稀奇，六界出了名不近女色的天帝身边，竟然跟了个女子，还带着木离。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 林青霄将人保护得这么周全，不得不让人多想。林青霄眉目不动，伸手将洛寒拦在自己身后。大管家被林青霄暗中的威压逼退，他笑了笑，收回视线，让开到一边。天地陛下携美前来，极乐楼不甚荣幸。陛下，请随我来。林青霄冷淡地瞥了大管家一眼，收回威压，回头对洛寒说。 走吧，他们两人进屋。大客户都有专门的包间，包间里装饰奢华，到处都是金灿灿的。大管家让人上了茶，殷勤的比手示意：“陛下，请坐。”“不必，本尊只有一句话，说完了就能走。”林青霄表情淡漠说道：“本尊要云梦寒从跳崖至今，叶重玉所有的行踪消息。” 原来是关于魔尊的，大管家脸上带着笑，眼睛中倏忽闪过锋芒。魔尊的消息，要价可不低呀。林青霄浑不在意，随口说：“无妨，只要拿来真实消息，价钱你们随意报。”哈哈哈！天帝陛下果然爽快。大管家刚才还在笑着。 突然像摘下面具一样，毫无预兆地出手向林青霄袭来。只不过我们这行讲究先来后到，在此之前，已经有人花高价买了你的命。大管家说变脸就变脸，丝毫不顾及现在还在极乐楼内。洛寒手里立刻聚集了荧光，还没等他动作，林青霄就挥袖。 一掌将大管家打出包间，连着撞碎好几道墙，最后撞断栏杆，翻到楼下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